锵锵三人行，哎呀，广美今天哈又花枝招展。广美今天穿的这个裙子太配合我们了，为什么呢？知道我们这儿不让穿蓝的， <laughs> 你看你什么色儿都有，就没有蓝的，是吧？我都做了十几年节目，如果连这个基本的常识都没有的话，还不能穿条纹呢。哎，你这衣服是什么材质啊？是一种，你平常你也没法穿到街上去啊。 那我就穿在路上，这是那种潜水衣布。对对对。哦。现在都这么玩了。他们说这要有那个空气感。哎呦，你现在对时装还关心吗？一点都不关心，淘宝淘的。哎呦，你瞧瞧，你瞧瞧，这这是有身材的人是吧？那穿什么？要上节目的人，我平常一身黑，所以来这边总得。 加一点色彩，对对对，非常好，非常非常非常。而且春天，我这一身黑，你这一身黑，也 <laughs> 是没法动了。哎，人家最近马先生也春游去了， <laughs> 我知道。人家人家春游跟咱们的概念都不一样。嗯，华盛顿是吧？华盛顿，美国首都，最近又请你了哈。对，我去，我去这个，先去纽约。纽约呢，我第一感受就是纽纽约走下坡，就是我有好几年没去了吧。就是首先不干净，就是街道上飘着纸啊什么的，到处在那个地坑坑洼洼的，就是感受不如最早去的那。 一种感受，也可能最早我们太穷了哈，一去哎呦高楼林立啊，对，啊那他这个，然后我就觉得哎呀这个不如原来的印象好，然后去了费城看了博物馆，然后就就奔华盛顿，因为华盛顿呢是就博物馆多嘛，再加上呢。 呃，华盛顿我也去过很多次了，每次去都有感受。我这次一个感受是过去没有的，按理说我去过很多次，不应该再有这个感受了啊。我这次感受非常强烈的一件事就是，我突然明白美国人为什么老宣传英雄主义了，就是他美国他把自个儿搞得很英雄。嗯，对对对，对吧？ 你看他的呃纪呃这个华盛顿纪念碑、林肯纪念堂是吧？杰弗逊纪念堂，那林肯像高高在上。后来我看了看资料，说他那个是坐着，他要站起来，这个人的比例大概得在八米多。那个杰弗逊的那个像也是得有个十米八米的啊。然后呢，他就围着这个美国的国家广场，除了博物馆以外，就这些最重要的景点全部，包括罗斯福的雕像，啊。 这个我给我的感受就是，他知道国家宣传他国家形象，我就就想我们没有这个，我们有人民英雄纪念碑。那不成，你去了他那儿，你就感觉到他所有的纪念碑都落到实处了。你比如他的越战纪念碑、韩战纪念碑，在世界上都是有名的。 咱们看看，咱们看看，就就马先生也带回照片了。这是杰弗逊纪念堂啊，他是按照这个这个这个呃古希腊的这个神神庙的啊那种感觉做的。人是样，这是二战纪念碑中呢， <laughs> 当时二战的那个领取救济的人，然后我就站在后面照一张相，我让他们感觉一下这种感觉。哎，啊。 这是这个罗斯福，罗斯福的这个这个这个纪念的那个位置上，这是他的那个雕像嘛？雕像，这是他的宠物犬，这是林肯纪念堂的他那个坐像。就是这个高高在上，人在很低的位置。啊啊，这是这个越战，越战的越战纪念碑非常有名。 就是值得一看，这个雕这个雕像，这是他纪念碑上的那个所有的人名，他是反射的，反射出来。咱们看说马马先生也在这个历史的镜像里。啊对， <laughs> 那么呃，这是华盛顿纪念碑啊，这个纪念碑呢，你看他的，这是韩战的那个纪念碑，你看所这一队人大概是十九个人，跟真人大小，奔向美国国旗。他叫这叫纪念碑，对，一大堆人这战士，特别有意思。这叫这叫越战。 对越战纪念碑是美国人，是美是那个越战老兵啊，在七十年代末提出的，因为美国人在越战给陷得很深，死了很多人，还有很多人失踪， <laughs> 失踪就是死了嘛。然后呢，在七十年代末的时候，有有老兵提出来说，我们死这么多人，你得做个纪念碑。然后美国人呢就向这个就就就就讨论，讨论以后国会通过说可以干这事儿，然后向全国征集稿子。全国征集稿子呢，它很有意思，就征集设计哈。 他就说，年满十八岁以上的人，都可以参与。嗯，你要在中国，你要有这事儿吧？十八岁的人肯定不干这事儿，是，也是陪衬，肯定就是那么说。结果这里呢，就有一个孩子，二十一岁，就是在一千四百多件的设计方案里脱颖而出。二十一岁，你要让中国就这年龄就过不了关，那所有评委一看说，这个孩子是二十一岁，还得锻炼，就一边去了。但是他而且是华裔。 啊，我听说啊，她是林徽因的侄女，侄女啊，林英，华裔，二十一岁，我们都不可想象。结果这我就特别受感动的，就是这孩子她的设计啊，不仅简洁，她第一轮过去以后，很多人反对，因为你不就是严格说你是亚裔嘛，对，啊，虽然人家不说你有种族歧视，人家也看不上你，对不对？后来疯 就封着这个，就封名，把名字全盖上。你讨论的时候，所有的评委没有先见，就是说这是谁的没有，最后还是评评他第一。他很简洁，就是他不立起来，他是平面的，就一个 V 字，往两边，一头这个好像伸向华盛顿这边，一边是伸向哪，就这么一个 V 字形，大地裂开，一开始很浅，越走越深，最深处大概有三米，全部就是这五万多人不到六万人的人名全部在上头，什么都没有。 然后呢？当时有人反对说，这块至少要起来一个，最少也给他搁一国旗。他就反对。这女孩就坚持说：“如果你搁这些东西，我就退出。”就是说，这东西算你的，不算我的，你别说我名。所以，这个这个女孩现在已经那年八零八八零年吧，二十几岁，现在也五十多岁了。嗯，前前年吧，这个这个奥巴马授给她一个美国一个很重要叫二十五年奖，就是二十五年中选选出来的奖，唯一的亚裔。 啊，就是这个越战，越战这个纪念碑，纪念碑非常感人，完全冲出我们过去的那个概念。这个啊，就是怎么说呢？台湾有没有这种对于什么烈士啊或者民族英雄的这种纪念的气氛？有。 台湾有那个忠烈祠啊，桃花岗七十二烈士的这个东西，还是非常非常庄严的。对，非常。但是就说那台湾的那种跟美美式的这种还是完全不同作风的嗯，台湾什么作风？嗯，他他就有点像。有点像摆上神坛的那种感觉了，我就觉得。他是传统的。对。我看过啊，所有抗战的将领，每个人都有牌位。对。每个都有。 我们就不成，我们老是这个，我觉得中国太笼统。你比如你刚才说我们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啊，人民英雄纪念碑，我们的碑文是这么写的：说三年以来，啊，三十年以来，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以来的所有的人永垂不朽。就夯不啷子这一下子就全进去了。我去台湾看中烈祠的时候，我就就是他阵亡的所有的，就是好像有有有有衔的，就是将军以上的都有照片呢。没错，而且每个军人都特精神。 就是不像我们原来对军对军人的那种认知，你比如像像张灵甫，那完全是美男子，就今天就是做一男模都是头牌，是那种感觉，个儿又高，对对吧？你你说的很对，这中国人呢，是不是？就你看我们这种笼统啊，嗯，就叫 无名英雄纪念碑，对对对，三十年以来， <laughs> 三十年以来，反正就无数的啊，这 <laughs> 无名无名英雄纪念碑，英雄不永垂不朽。我觉得中国有没有这个文化呢？中国也有，但是中国的这种啊，让我感到的都是一些仪式和活动。比如说我们呃，这个九一八，或者说我们到了某一个时候，我们就去到烈士陵园。我们小时候就是组织的这种。我们注重整体，不注重个体。 哎，对个体不够尊重。你像他的越战和韩战，他是最精确到个位，嗯，五万多少多少多少到个位，每一个人的人名你在上面都能找到。是的，是的，你知道两战， <clears throat> 你道这个我觉得我们应该能做到这一点。没有，而且而且我觉得这个林英的这个设计啊，说别竖什么国旗，我不知道他有什么理解。我的理解啊，这个很高，嗯，因为什么呢？有的时候你他你反思啊，战争带给人类的。 这个是什么？嗯，对吧？除了你的一些国足的主义的荣誉之外，呃，应不应该为另一些事情感到惋惜？你比如说，我们那个时候，我们石家庄有一个华北烈士陵园，那都是所谓这个，就当年国共打仗的时候啊，阵亡的很多人啊。然后一个一个的这个坟，他那倒是有有有一些是有名的。我们学校啊，老组织去，小就一到活动啊就去烈士陵园。我当时就看了，哎呦。 我就想起，我让我想起无数个董存瑞这样的，就是十八岁、二十岁、十九岁、十七岁、十六岁，我的天哪！我就觉得，哎，这辈子连女人的手都没拉过。嗨，你说，哎，这些小伙子，嗯，就这么就就死了呀？对，是，是。那想过没有？你就这个是有理论支持的，就是说，一个人哈，你在一个国家中。 你一个人获得利益的时候，如果国家也获得利益，就是国家往强盛的走，那这个利益是真实的利益。如果你一个人获得利益，国家是走颓势的时候，就这国家不行了，兵荒马乱，就你一个人赚钱，你就是一坏人，你知道吗？在这时候你再获得利益，你这个利益就让人唾弃。所以有西方人就认为呢，为国家利益而战是最高荣誉。 所以就有人出去当兵，这是有支持的。但是你当兵以后，你得对应，因为当兵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阵亡。阵亡以后，你要给他一个荣誉。所以我到越战那看的时候，有一个是出乎我的意料的，就是他除了所有的人名以外啊，他没有任何文字，对越战一个字不提，没有对与错这事儿啊。这些人是为国捐躯的，对，他们全对了，是。 这个事儿，因为对越战，美国人还有人是反对意所以你家跑人家那儿打仗？这个麦克纳马拉就说嘛，这个在错误的时间、错误的地点发动了一场错误的战争。嗯，对。可是你这个这些大脑袋们犯错误了，并不等于这些牺牲的战士，对，他是为了国家呀。对他立这个碑的时候就定了这么一条规定，就是对越战一个字不提。 就这里没有介绍越战，他虽然叫越战纪念碑， <laughs> 按照咱的思想得写一大碑文，是吧？没错。越战怎么回事我们怎么当这个世界警察？我们怎么去帮人家维持秩序？我们最后死这么多人，他肯定是这么说，对不对？他没有没这个态度，我觉得这个就非常好。我是我为什么觉得我们的这种烈士的东西啊，就是什么呢？有活动，有仪式，但是让我想起我老在这个哪儿啊？我莫斯科。 我就觉得，你还别说那么一个国家，就是我我我去俄罗斯，他这个年轻人结婚呢，你经常看到年轻人，就是就是他不是在广场上举行婚礼，他肯定是前一天晚上结婚，结婚第二天一早，这个新人呐就到烈士这个碑前呐献花献花，对，成仪式了。哎，你说中国，我不敢说绝对没有，但是你说你见过吗？没有。你说咱这个新郎新娘，是他就绝对没有，第二天上午一兴见面，也不让去啊，是吧？朝朝鲜才这么做吧。 苏联做，苏联做的。苏联有这种东西，苏联就是俄国，现在的俄国，对苏联的传统嘛对呀。对，对，所以我这次去呢，就是我刚才就说的，就是最一开始那个话题，就是美国的英雄主义哈，他给杰弗逊、给华盛顿、给林肯这些纪就是做这个大纪念堂、大塑像哈，我就想哈，如果我们北京，我先想第一个人是忽必烈，因为他定都北京。 如果当年忽必烈没选中这个址，那么北京今天就不是北京，对不对？你后面的事儿你根本就不可以不可以想象。忽必烈，我觉得今天如果说北京有一个中央广场或者叫国家广场，那么再退一步，就是弄一国家公园里有一巨大的雕像，用蒙古文和汉文中文写的，呃，忽必烈。 的功绩以及他说过的重要的话，你看那个呃杰弗逊的那个话，有他的著名的这个这个讲林肯的著名的讲演，林这个杰弗逊的著名的讲演，他说过的经典语言，对，是吧？其次第二个人永乐，是吧？也立这么一个，也做一个什么，比如明朝建筑巨大个儿，然后呢也有永乐，永乐为什么是他迁回来的？按照他爹那意思，您就搁南京了，就不回来了。 是吧？第三个人，你再弄一康熙大帝，是吧？再弄一孙中山，再弄一毛泽东， <laughs> 这我觉得， <laughs> 等国家国家英雄主义就出现了。 <laughs> 嗨，我们现在没有，我们全是历史都变得非常虚无，谁都可以去践踏和就是呃表示不屑，那算什么呀？对吧？挨个都骂，就我听到这个听见的和看到的，都是对我们自己历史、对我们所有的先人的各种辱骂。 哎，我觉得美国看不到，但是因为他们历史只有两百多年而已，就是说他的英雄人物、历史人物也就这么几号人。那咱们五千年的历史，如果你要把所谓的有过丰功伟业的英雄全放上去的话，那得弄太多了。那我就问你，你比如说你在台湾，你小时候应该受的是中华民国的爱国主义教育，对？那你这个教育在你身上成功吗？你觉得？呃，在解严之前很成功。 <laughs> 解严之前，呃，在在不给自由的时候很成功。对，在在你没有在你只有单一讯息的时候挺成功的，我觉得。啊，一旦解除了暴禁、党禁之后，这些英雄在你脑子里都塌台了，是吗？嗯，也不能说塌台，而是你会知道你的世界其实是更广阔的，英雄不是只有一个，而且到底。 他是不是英雄？他是不是英雄？我自己心里可能那那把尺是跟他们说的东西是有一点点出入的。你看，你就是前一阵台湾是在南边吧，把那个孙中山像你知道吗？给给给搬倒了，给给给拖倒了。你说这样就我也引起我一个问题啊，马老师，就说我一直觉得这事儿挺有意思，就是说你看啊，像伊朗哎不是伊拉克，他就把萨达姆的像给弄倒了。呃，苏联呢，前苏联呢是把这个斯大林呐、列宁的像开始。 给弄倒了啊！它要有两个问题，就是一个呢，我在欧洲的时候，你会看到，对呀，哪怕是他反对的暴君，比如说路易十几、路易十几，在历史上可能评价他被推翻了的一个皇帝，但是他的这个雕像啊，没有人会去动，堂而皇之的，他是矗立在城市的正中央啊。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讲呢，我又觉得这些个像啊。 应该把他推倒 <laughs> 就是不是这些像孙中山啊， <laughs> 包括这个很多地方领袖像，因为呢，你这个艺术水平又太低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这个这个现代人弄的。我们要选择一些，这个雕的好的。对对对，对，就 <laughs> 起码是舒适的吧。对，我觉得我们中中国人有一个问题，就是看待历史的时候呢，是老拿现今的尺度去衡量。历史应该有史观嘛？历史观就是历史，你应该用当时的。 历史的局限去衡量它，每个人都有历史的局限。我们今天也不可能全对，我们到再再过五十年回来看，我们个个都是傻子。我告诉你，全是这样。所以呢，我觉得这种尺度啊，中国人的尺度永远是现金尺度衡量历史，所以觉得那不好的，把它给拆了，把它给拉倒了，对吧？西方人不是，他历史就是历史当时的尺度，当时这个人。 无论没有，我老说历史没有对错，哪有什么对错？你今天看都可以更对一些，对不对？哎，那我跟你抬杠，我跟你说一极端的，那你说希特勒的雕像他们敢留吗？要是雕的好的，对，著名雕塑家雕的，希特勒的雕像今天依然也有，不一定在公共场所，一一定有，啊，一定有人把它藏起来了。 啊，他就作为一个，你不能说，因为希特勒的这个是我们能看到他的影像的。如果说你把他雕像，呃，所有的是他的影像全部去掉，你包括他的影片呀，干什么，那都是作为史料存在的。我觉得你对他的评价呢，我们因为希特勒是一个我们近代史的一个特例，我们先不说这个事儿，因为是近代，史，太极端了，太近。嗯，我们所有的人对越近的东西。 越没法去评价，为什么呢？你的感情因素全搁进去。咱俩探讨汉朝的事儿，咱俩都特 <laughs> 坦然，是吧？你看这事儿离咱太远了，咱探讨到清朝就开始激烈，你发现没有？为什么？越近越激烈。越近越激烈。对各种东西都会掺杂进。去。你比如说，你讲秦始皇，嗯，对吧？嗯，暴君，但你也无所谓。啊，对。你讲希特勒，这就很敏感。对，因为因为跟希特勒同时代的人还有人活着呢。 所以这种事情，你比如我们去去谈一些这个近代史的人物，我觉得最好的时候是至少要过去二三百年才能冷静下来，才能去看待这些事物。我们今天对这些呢，就尽可能的做这个中立的评价。我我讲举一举一个台湾很小的一个例子，你知道台湾有个中正纪念堂，对，其实也算是台湾的一个地标之一，其实弄得也很辉煌，艺术性也够高，什么国家剧院啊，什么什么音乐厅都在里面。 陈水扁一上台，就直接把那个中间堂正门的那个匾额“大中至正”四个字给拆了。 换了三个，换了什么字我我真没记得。 <laughs> 就是说对，然后把以前的那个桃呃，就是台湾的第一个那个国际机场桃园中正机场，嗯，以后不准叫桃园中正机场。就是说这个陈水扁在任内就干了这两件事情，就让我觉得其实那个时候陈水扁上台，基本上我心里面某块的我是。 欢迎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国民党执政太久，是真的有很多的问题。我觉得是要有一些新气象，但是就是说，我觉得他的那种小气，你一上来就干这种小破事儿，我就觉得这不是一个领导人应该干的事情。大对对对对，这是文化上的，这自信呢，对对吧？其实都有关系。咱们去一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对，所以你这么看，中国人呢，还真是一个活在当下。嗯，历史上你就说。 都是烧啊！这秦始皇烧是吧？这个往下一个朝代烧，所以这这个真还不如人外国人保留的古代传统多呀。对我们这种这种这种文化心理呢，就是是是一个惯性，就是惯性，就是呃所有别人的东西我都不认可，不管多好都不认可。我们生活中也是这个状态。生活中你比如呃我们有一句话叫同行是冤家，对吧？不管你是哪个行业的，别人都不成就自个儿成。 没错，这是中国文化就决定的。没错，哎，背不管当面怎么封阿谀奉承，背后一定贬低人家。对，我跟你这就是我们的文化。嗯，大而广之就是国家这种文化。我一上台，前面全部能全拆了，全给我改了。没错，对不对？清朝人进了进了这个北京啊，是实在清朝都是住住帐篷呢，实在是是不太会盖这房子，所以才沿用了明朝。 故宫才让我们唯一留下明清两代这个皇宫。有时候我也想，就是我们为什么有这种文化心理呢？就是家底子太厚，就是太厚也是个背包袱。因为我们的文化中不间断，不间断就累加啊。西方的文化，你别看欧洲，欧洲怎么说？它中间那个文化是断过的。 古希腊、古罗马的事儿全都没了，后面是续上的，要不然文艺复兴嘛。续上以后就比较珍惜，就是您这家族破落过，后来再度兴起的时候，又变成一个贵族的时候，你就比较珍惜。我们这从头到尾就这样啊，就就就再破落我都是，没错。没。但其实我倒觉得台湾的这个文保部门啊，他还是挺先进的，这个眼光。我到台湾，你看那个九份那个地方。 我都会感觉到，哎，他能有这种意识，什么意识呢？就好比啊，咱们前些年在这个东莞那边建的那种农民的这种临建房，包括深圳的一些城中村，就这种非常简陋的按说建筑，台湾的这个文化部门，他都有这个意识把它留下来，就就是这是我们几十年前的，几十年前的，咱就看的是就他认账。 他建那个临建房，临建房，你知道吗？那也是一段历史。你看，他比如说侯孝贤在这拍过电影，你看他也保护起来。连九份再拆的话，那台台湾真没有东西留了，因为它的它历史也这么短，它没有什么。 值得我们真的很骄傲。这就是厚与薄的区别吗？咱得家底厚，拆吧拆吧就拆了。家底厚就出败家子儿，败家子儿。你别说趋势，其实我外公以前住的那种，我们虽然没有四合院，但是也是那种砖房，那种斜屋顶的那个房子，三合吧，这样前面有小河，后面有山坡。我外公家也是这个样子，也是那种没事儿就是什么马路拓宽，把你前面的院子先给拆了，拆了之后再把你的左翼哪哪给拆了，现在就。 接下来为您播出 <laughs> 《文明启示我回去再看，就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儿。然后什么又开始土土土石流啊，什么把半个家给淹了。